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六，你乒乓球打得真不错，有时间能教教我吗？没问题，我每周六都会来体育馆，到时候你来找我就行了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 七，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我刚才叫你两次，你都没听到。我去打印几份材料，一会儿上课讨论的时候要用。女的为什么很着急？ 八，打了一下午羽毛球，肚子有点饿了，真香。今天吃什么？你鼻子真好，今晚我们吃饺子。再等一会儿，饭马上就好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九。开一下窗户吧，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。是你穿的太多了，把外面那件衣服脱了吧。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，你看见我的手表没有？我印象里上车的时候还带着呢。那看看在不在你包里？不会丢在出租车上了吧？女的在找什么？ 十一，孙小姐，表格我做好了，您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刚才忘和你说了，还要再加上一列性别，女的要求怎么做？ 十二，厨房里的这个灯太小了，抽时间换一个大点儿、亮点的吧。以前不觉得，你现在一说，我也觉得确实挺小的。我今天下班去超市买一个。他们觉得厨房的灯怎么样？